今天的时间呢，一堂课要跟同学介绍一个呢诉讼法上最重要的一个单元，所谓共同诉讼的一个理论。那这个单元呢，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跟同学提到过，它算是整部民事诉讼法里面呢，以国家考试的命题率来讲呢，排名第一的一个单元了。如果呢各位有买了补习班的历届考题解答回来翻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章节这个单元呢，以题目的数量来讲呢。 是历年来律师司法官考试，如果你从民国七零年代开始做统计的话，从七零年到这个呢，九十九年的律师司法官考试呢，在这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呢，出题的数量非常多，大概呢高达了五六十以上呢，绝对是跑不掉的哦。所以这个数量来讲非常的惊人，几乎是呢平均大概一点五年呢就会考一次哦。所以呢。 它可以说是诉讼法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单元，它的重要性呢展现在两个部分。为什么这么常考呢？第一，它是实物上非常常见的一种的诉讼形态，有它实物上的价值啦，经常发生的一种案例。第二个呢，现行法的规定偏偏又极度的匮乏。 法条有提到，但是提的部分很少。那各位想就知道，一个这么常见、这么重要的单元，现行法的规定呢，居然规定了这么简略、这么疏漏，所以就形成了很多立法漏洞的空间，让国内的学者呢去做表演发挥的一个舞台。所以呢，这个单元呢也算是非常典型的所谓学说的乱流区，有很多假说乙说的理论呢来提出来做探讨。 所以别的不说，各位光是你看一下书上，这个共同诉讼呢，你大三的如果有买教科书的话呢。 或者是补习班的用书应该不陌生，很多的考题呢，经常会让你看得头昏脑胀，因为你会发现呢，往往一个题目呢，甲说、乙说呢，一大堆不同学说的一个争议。那如何去处理这种呢不同学说的争议呢？就是考验的同学观念是否够清楚。像你可以简单翻一下各位书上呢，你看到这个呢，四十九页以下，好了。 为了凸显这个单元的重要性，我们文字介绍完之后呢，四十九页第六个大标题就跟你提了重要类型的讨论，帮各位整理出国家考试常见的类型，光是国考常见的类型呢，就帮你整理了呢，整整呢九种的。 一个类型的一个形态，所以呢，各位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它真的很常考，而且你会发现每一个类型很讨厌。像你看五十页以下，普通这个呢五十页以下连锁代位的诉讼呢，它的性质如何啊？第一说什么普通共同诉讼说，第二说叫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说，同样的道理也是。 五十页以下，反正你只要看到有考题、实例题的话，清一色几乎都有假说、乙说的争议，所以这个单元在同学学习上你会觉得很痛苦。痛苦的地方是感觉好像很难哦，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增点怎么都假说、乙说、丙说背不完，可是你又非背不可，因为它是国家考试呢排名第一呢，命题率最高的单元。在这种前提之下呢，你会念得很琐碎，很痛苦。 可是呢，必须跟同学讲，今天希望你上完课之后呢，完全不要去做死背的一个工作，因为你死背吼，再怎么背都有极限。你今天就算很行了，什么叫很行呢？ 你咬着牙，明明都看不懂，你就是呢看他的十遍八倍八遍呢，硬是要把我们书上呢整理的类型呢，硬是把它记下来。假设你真的有办法哦完全听不懂的前提下，你还有办法从四十九页以下每一种类型你都去背。假说什么普通共同诉讼，说乙说什么类似必要，真的背起来也没有用。 因为呢，万一人家换个方式考你，这种题型的变换绝对不是只有书上列的这八种了。 这八种是呢统计学上面比较常见的。哦，我如果今天出题者狠一点，我随便抓一个条文，抓一个案件呢，我又设计成另外一种共同诉讼形态，那是不是你没有背到，你在考场上就不会写了？所以这个单元呢，在跟同学介绍之前呢，首先要强调的重点就是，请你千万不要抱着那种我听不懂的到时候硬背硬记下来就好，千万不要哦，你务必呢。 要训练自己呢，完全理解这一套抽象的游戏规则，能够灵活的运用理解这个抽象的概念之后，将来题目不管怎么变，反正你基本的原则概念都一样，你自己在考场上都可以分点分项的去做一个文字推论动作，这才是学习的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式了。 好，这是呢一开始呢，先简单跟同学说明的地方。那为什么要谈共同诉讼呢？拉回到呢最上位阶的概念，其实呢它又是承接我们之前讲的先程序后实体这一顶大帽子之下衍生出来的一个单元。也就是你可以简单翻一下三十三页，承接我们一开始讲的当事人适格的游戏规则。当事人适格判断一个大原则之下有四个例外。 那这四个例外呢，我们已经讲了两个，一个就是形成之诉，另外呢诉讼担当也在上礼拜介绍完毕，所以今天要来看的是第三个例外。各位书上三十三页固有必要共同诉讼，所以严格来讲，共同诉讼整个理论的发展呢，它基本上也是从当事人事格这个上位概念之下衍生出来的一个例外类型的讨论。所以先厘清整个呢诉讼法上的基本体系之 后紧接着你往后翻，我们就来正式进入到共同诉讼这个单元。来，三十五页以下，何谓共同诉讼？为什么它可以成为国家考试命题率第一的单元呢？来，你看一下定义：称共同诉讼者呢，是指在同一个诉讼程序上，原告或被告其中一方有数人，或者双方均有数人参与的诉讼形态。 所以这一个名词的定义非常简单，什么叫共同诉讼呢？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只要不是一对一的诉讼，全部都叫共同诉讼。也就是原告或被告其中一方，只要是两个人以上的话，那么这一种的诉讼模式就叫做共同诉讼。那共同诉讼在实务上非常常见，因为立法者是鼓励你使用共同诉讼。 怎么说呢？共同诉讼有助于纷争解决一回性，节省司法资源。所以实务的发展跟整个学说的发展都是倾向尽量放宽共同诉讼。怎么说呢？你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就知道什么叫共同诉讼了。譬如说啊，有人打你。 这个某乙跟某丙呢，共同围殴你，把你围殴成为重伤，所以让你呢受有一百万元的一个损害。那各位念过债总都知道，标准的共同侵权行为吗？乙跟丙呢两个人联手把你狠 K 一顿，他们就是典型的共同侵权行为人。这时候请问你一件事：如果你是立法者，你希望某甲怎么办呢？ 你一定希望某甲一起把乙跟丙告进去，这两个人一起打你，你要跟他们要赔偿金。最好是后两个一起告，合并在同一个程序，节省司法资源。我们最不希望你分头告。 你不要今天的一月一号，甲对乙呢提起一个诉讼，隔了一个月，二月一号，甲又单独对丙提起一个诉讼，这样子立法者认为呢，浪费司法资源了你被打只有一个事实，你为什么要切割你的主张，分别对乙跟丙提起诉讼？这样耗费司法资源，等于开启两个诉讼程序呢？利用两次的审判资源来审理这个案件，一来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二来还可能会产生裁判矛盾，说不定你分开告的结果，法院呢在甲对乙的诉讼认定说甲呢 可以呢，求偿一百万，因为他有受伤。可是，在甲对丙的诉讼，说不定另一个法官认为你根本没有被打伤，反而判甲一毛钱都拿不到。这样一来，反而又成为裁判矛盾。所以在整个立法的上位概念下，为了节省司法资源，避免裁判矛盾，我们尽量希望你呢，针对多数的纷争主体，尽量合并在同一个程序。 用一次的司法资源呢来加以审酌，因此呢，像黑板上这种情形就是典型的共同诉讼，因为被告这边有两个人以上，只要呢当事人其中一方是复数以上的话，这个就是你在书上典型看到的共同诉讼的基本定义。好啊，定义呢跟这个呢制度的一个立法背景了解之后，紧接着马上切入重点。 啊，这个共同诉讼为什么考试爱考你呢？在进入到繁复的理论说明之前，你先把这些前提的问题概念架构清楚。整个共同诉讼，同学看黑板上这个例子。你还没有念书之前，你用最粗浅的想法去思考。当你看到一个共同诉讼案例的时候，我们学说跟实务上研究的重点一定摆在哪里呢？一定摆在。 多数主体行为不一致的处理，哎，什么意思啊？你翻译成最简单的白话文啊，人多一定嘴杂，人多嘴杂，意见不一的时候，到底以谁的意见为准？ 这是世界各国都一样，共同诉讼类型的所面临到的基本问题。因为你所谓的共同诉讼，一定是其中一方当事人两个以上。像黑板上这个题目，被告两个以上。好了，那请问你两个人以上合并到一个程序一起进行诉讼，无可避免的一定面临到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就是。 他们在诉讼中的行为陈述不一致，就像我们刚讲的人多嘴杂。譬如说黑板上这个案例，你翻国家考试的题目，最常考什么呢？最常考譬如说人家问你了诉讼进行中，法官问说你们两个到底有没有打假某乙呢？居然做承认的表示，他说对，那一天我们有狠狠的 k 了甲一顿。丙居然否认。 说了甲根本没有受伤，没有人打他了，这就是标准的共同诉讼人行为不一致。好了，考题一定问你，这时候请问你到底呢？法院呢要以谁的行为、谁的陈述为准？又或者说，我考经常考你，一审判下来之后，法院判了两个共同被告呢，全部败诉。 然后呢？某乙一个人说要上诉，啊，某丙居然说要舍弃上诉。好了，所以题目又问你呢，请问你本案到底有没有发生上诉的效果？因为你们两个家伙讲的不一样，一个说要上诉奋战到底，一个说算了，不要上诉了。那本件诉讼到底有没有发生上诉的效力？ 你去翻所有的考题，千篇一律，所有国家考试共同诉讼的实例题没有例外，全部都是考你行为不一致。当他们的陈述、主张、诉讼行为不一致的时候，到底以何人的行为、何人的主张为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可避免的。 人多一定产生嘴杂、意见不一的现象。啊，当你人多、嘴杂、意见不一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以谁的意见为准？这是整个共同诉讼的理论呢，所要核心讨论的一个问题点。好了，上位概念同学厘清之后，来紧接着，请你看回三十五页。 三十五页呢，很快的把一个呢以前很重要，但是现在没什么意义的盲场条文呢，很快跟同学说一下，就是要提醒你不要浪费太多时间看这个条文的解释。这个条文在民国七零年代非常重要，但现在呢一落千丈，一点都不重要，沦为诉讼法学界所谓的无意义的盲场条文，仅供参考。哪一个条文呢？来，你看一下五十三条。 在各位书上的三十五页，叫做呢共同诉讼的主体合法要件五十三条的规定，怎么说啊？以前在七零年代，姚瑞光老师呢主导诉讼法考题的那个时代，以前吼民事诉讼法这一课很好考，因为呢国内的学界只有一个大佬了，就是姚瑞光老师哦，所以他兼具双重身份，一个叫大佬，另外就是老大吼他一个人说了算。 以前七零年代，姚老师一个人是出四个题目，所以那个时候你要考民事诉讼法很简单，只要把姚老师的书呢从第一页画到最后一页背熟就好。那各位现在当然辛苦多了，你现在要记好多不同的学说。那么在姚瑞光老师的时代呢，他很强调五十三条，强调什么呢？他们说共同诉讼要提起，一定要符合五十三条的要件。 因为呢，法条的文艺解释怎么讲呢？两个人以上符合下列三种情形之一者，可以成为共同诉讼人，一同起诉成为共同原告，或一同被诉成为共同被告。所以老一辈的学者很机械的法条文艺解释，他怎么解释呢？你要成为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 一定要遵守五十三条，一定要符合五十三条其中一款的情形，你才可以成为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于是你很快的来翻译一下五十三条哪三种情形呢？ 第一款叫做诉讼标的的权利物为其所共同者，各位啊，这个第一款呢，你有兴趣看逐条示意的话，我们在书本的三十五页到三十六页写得很清楚，这里一个字都不用抄，花三分钟很快听一下。第一款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共有关系的诉讼。 只要这个案件呢，诉讼标的那个实体法的法律关系是大家所共同共有的，那就符合第一款可以提起共同诉讼的情形。 所以第一款呢，所有教科书上都告诉你，专指共有人之间的诉讼，因为我们共有一笔土地，共有一个 A 物呢，诉讼标的法律关系这个所有权是我们大家共有的，所以共有关系所生的诉讼，法条文义上就是最典型的第一款，诉讼标的的权利物是大家所共同共有者，这是第一种可以成为共同诉讼的一个形态。再来，你看一下第二款。 诉讼标的的权利物是同一个事实上跟法律上的原因所发生者。第二款开始就有一点抽象，不过翻译成白话文呢，你听懂之后很好理解了。文字的说明呢，在各位书上的三十六页，什么意思啊？来翻译成白话文，第二款就是说啊，诉讼标的虽然大家都不一样。 但是是同一个社会事实呢所产生的多数的诉讼标的，所以如果你真的不会翻译，你就注意在你法条旁边第二款白话文的意思是同一个社会事实产生的多数权利义务的纠葛。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你书上三十六页所提到的第二款最典型的案例呢，你看一下黑板上。 这个案例上礼拜我们也提到过，譬如说啦，A 到 Z 二十六个乘客共同搭乘呢假司机呢所驾驶游览车，啊因为司机打瞌睡翻车，所以车上二十六个人摔得鼻青脸肿的，分别受有轻重不等的损害。那二十六个乘客当然可以对呢假司机呢主张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 好，这种情况之下，请问你为什么同一台车二十六个乘客可以成为共同原告，一起呢对这个假司机提起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之诉呢？他们可以一起告成为共同原告，就是基于五十三条第二款的文艺解释。第二款什么意思啊？你们的诉讼标的虽然很多，各自独立，像这个情形。 A 到 D 这二十六个原告，二十六个受害人，每一个人都有独立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所以本件诉讼他们如果成为共同原告的话，总共就有二十六个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好，诉讼标的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虽然是多数，并非单一，可是都是同一个纷争事实所生的。 你们二十六个人会受伤，会有二十六个独立的侵权行为请求权怎么来的呢？同一个翻车车祸的事实，同一个假司机翻车车祸的事实，导致车上二十六个乘客呢同时受伤，受有轻重不等的损害。所以只要是这种单一事实、同一事实呢，同时所衍生的多数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的纠纷。 这就是典型的第二款法条所谓的为诉讼标的的权利或义务，本于同一个事实上及法律上原因所发生的情形。那你符合第二款的话，这二十六个乘客也可以成为共同原告提起诉讼。好，那么这是第二款的情形。紧接着你再看第三款。 来，第三款法条也蛮抽象的，念一遍：为诉讼标的的权利或义务是同种类，而且还本于什么事实上及法律上同种类之原因者，但以被告的住所地呢在同一管辖法院或有第四到十九条锁定的情形为限。写的文绉绉的什么意思呢？来看不懂自己翻译成白话文的。第三款指的是啊。 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一样有多数，同时存在好几个诉讼标的法律关系，但是呢，这几个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并不像第二款一样是同一个事实发生的，但是是同种类的一个纷争事实。哎，什么叫同种类？但是不是同一个纷争事实呢？ 听起来很抽象，你只要看黑板上的案例跟我们书上的一个文字说明，就知道第三款呢最典型的例子。 三款最典型案例呢，叫做呢，譬如说，你看这个实际案例，房东呢把自己的房子呢切割成三个隔间，各位念大学的学校附近的学生宿舍最常见这种租赁的关系，房东呢自己就把房子呢隔成好几间的小套房呢分租给你们大家，那假房东就是这样了。 他一栋房子呢，可能里面房间自己隔间呢分成三间，刚好就租给附近三个学生，分别成立三个独立的租赁契约。哎，你们三个房客 A、B、C 不是同一天用同一份租赁契约跟房东租房子，没有啦。 A 房客可能二月一号签约租进来，B 可能三月一号签约租进来，C 可能到四月一号才单独签约搬进来，所以是三个完全独立的租赁契约。三个房客呢，分别跟房东签立了三个独立的租赁契约，然后呢？ 他们三个人呢，居然呢串谋起来说，我就不付房租了。三个人联合起来对抗这个二房东，不付房租啊！房东当然很生气，你们三个串通好不付钱给我，我就告你们。那请问你，这个诉讼是标准的共同诉讼，为什么呢？被告有三个，一口气列了三个人为共同被告，起诉的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呢？ 有三个多数的诉讼标的，三个独立的租赁契约，房东就有三个独立的所谓租金请求权，所以诉讼标的是复数多数的。可是跟第二款哪里不一样？这第三款的前提是啊，这三个诉讼标的并不是同一个社会事实所生的。 这里对照一下就知道，第二款的情形是同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假司机车祸呢翻车，同一个事实导致 A 到 Z 呢享有二十六个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是第三款的情形是，诉讼标的法律关系虽然是独立三个独立的租金请求权，但请问你这三个独立的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是不是同一个事实所生的？ 不是哦，这三份租约是分别在三天独立所签的，所以是三个独立的事实所产生的三份租赁契约，并不是同一个事实同时产生三个租赁契约，所以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并非是同一个纷争事实所生，但是偶然巧合的，它们叫同种类。什么叫同种类啊？同样都是租赁契约里面。 租金请求权，只要你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的名称、请求权权利的法条依据名称是相同的话，就是典型的第三款所谓同种类的一个诉讼标的法律关系。那立法者说，那你也可以照第三款把 A、B、C 这三个房客一起告进来，成为共同被告。 所以呢，传统老一辈的学者认为，你要成为共同原告、共同被告，一定要符合五十三条这三款其中之一。但是这种老一辈的学说见解，你现在踏进国家考试呢就把它忘记吧。因为呢，现行通说的见解，尤其是邱连功老师他们留日派的学者回来主导之后呢，他们告诉你说啊，共同诉讼类型扩大论。 为了有助于纷争解决一回性跟节省司法资源，我们要从宽认定共同诉讼类型。怎么个从宽法呢？只要呢共同诉讼人之间，又回到邱老师那个基本理论，你注记在书本旁边。现行呢邱老师他们主导之下的通说见解告诉你，共同诉讼人之间只要主要争点。 攻防方法相通的话，一概从宽解为可以成为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所以邱老师他们有一个很笼统的标准，只要这些人哦一起成为原告或被告，具有所谓主要争点共通、攻防方法相同这样的一个特色在，我就从宽认定呢，你们可以成为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根本不以五十三条为限。 你有五十三条所列这三款情形，当然可以成为共同诉讼人。但就算你不符合五十三条各款，只要你们共同诉讼人间有所谓的攻防方法、主要争点相通的话，我一概从宽解为，你们也可以成为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那邱老师这个理论，各位最好懂的就是，你看黑板上这个例子就知道。 现在大家呢都采邱老师这个见解，那等一下会带你看国家考试呢，你会经常看到这种考题。也许各位大三你的期中、期末考就曾经考过。来，譬如说你看到黑板上这个题目，这已经是现在通说跟实务一致承认的类型，叫做呢债权人列债务人跟保证人为共同被告。 某乙跟某甲借钱，找他好朋友丙呢当保证人替死鬼，结果呢到时候钱真的还不出来，那请问你，债权人可否同时列主债务人跟保证人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要求他们两个各依照借贷契约跟保证契约履行责任，可以还是不可以？国家考试题目全部承认可以。 你可以列乙丙为共同被告，为什么呢？因为你才是邱老师那一套理论，乙跟丙呢具有所谓攻防方法主要争点相通，在债务人跟保证人成为共同被告的诉讼里面，再怎么样，这两个被告一定有一个共通的争点，什么争点呢？ 就是呢，借贷关系是否存在？因为各位大三念过保证契约，在座都知道保证契约从属性原则。什么叫从属性原则啊？保证契约要有效，前提是。 主债权债务的借贷契约要有效，保证契约是个从契约，它的效力附属在呢主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存在，这就是你大三在各念过的保证契约从属性的理论。所以列乙丙为共同被告，这两个共同被告诉讼中审酌至少有一个共通的争点，这个争点就是。 甲乙间的借贷是否存在这个争点，除了影响甲对乙的借贷请求权是否成立之外，也影响到甲对丙的保证请求权是否存在。所以你们只要至少存在一个主要争点，攻防方法相通的话，我就从宽认定你们可以成为共同诉讼之人。 因此呢，黑板上这个题目，只有你采邱老师的见解之下，乙跟丙才可以成为共同被告。如果你采老一辈姚瑞光老师他们那个时代见解，你会发现，哎，这个题目根本和五十三条无关。所以如果你很严谨的拘泥在五十三条文意解释的话，你会推出来的结论就是，不可以把债务人跟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为什么呢？同学你自己对一下就知道。 乙跟丙列为共同被告绝对不符合五十三条第一款，为什么呢？第一款是说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只有一个而那个诉讼标的是全体共同诉讼人所共有的而显然不是啊，因为列乙丙为被告，甲对乙的诉讼标的是甲乙的借贷契约。 啊，甲之所以可以告保证人丙，叫他给钱，请求权基础诉讼标的是甲跟丙的保证契约，两个共同被告间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完全不同，各自独立，根本不是共有的情形，所以跟第一款呢绝对搭不上边，啊，跟第二款也搭不上边。第二款是说，诉讼标的虽然好几个各自独立，但是是同一个原因事实所发生的。 对一下也不是啊，为什么呢？借贷请求权会发生是甲乙间有借贷的事实，保证契约的请求权会发生是甲丙间另外一个独立的签立保证契约的事实，所以保证契约请求权的发生跟借贷请求权的发生是两个独立签约的事实各自产生的。 绝对不是什么同一个社会事实呢？同时衍生出多数的请求权，所以跟第二款也搭不上边，啊，跟第三款更不用讲。 为什么跟第三款更不用讲的？第三款的定义是说，那个诉讼标的是刚好同种类、同一个名称、同一个实体法的依据、同一个权利的一个依据跟名称。啊，你对就知道，借贷请求权的条文跟保证契约，这在在各是两个独立的章节，根本是两个呢完全不同的请求权基础跟实体法的权依据，所以也不符合第三款所谓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是。 同种类的，所以呢，这个情形哦，如果你严格的拘泥在五十三条的解释，你会导出说，不可以把债务人跟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 但这个有为纷争解决回信的理念，所以在邱老师他们的主导之下，我们现在五十三条真的变成仅供参考。你有符合五十三条，当然可以成为共同诉讼人啊；不符合也没关系，只要这些人之间有所谓主要争点、攻防方法相通的话，我们一概从宽解为你可以成为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这是一开始呢关于共同诉讼的成立要件。 五十三条呢，它的宽严解释论的问题，现行通说见解之下，回到我们刚刚开始所讲的这个条文，仅供参考，变成不是很有意义的盲肠条文了。好，这是呢关于共同诉讼基本的一些定义跟要件的部分呢，我们很快的为同学介绍到这边，接着直接切入到三十七页以下的重点。 来把你记忆拉回到大三，这你一定背过，只是不晓得你到底是呢懂还是不懂啊？共同诉讼在我国法上面分成三个类型，第一种类型叫普通共同诉讼，第二种类型在三十八页以下叫必要共同诉讼，又细分成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在三十九页，还有呢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在四十六页。 所以结论就是黑板上所提的，看到这个树状图，共同诉讼的形态分成三个：普通共同、固有必要跟类似必要。好，为什么要这样分呢？这个章节国家考试你反而很好写，因为思考的过程就是你答题上面分点分项的依据。所以你看那个补习班解答几乎都是套公式，分点分项就照这个逻辑推下来就对了。 什么样的逻辑呢？所有考题都是第一件事叫你判断类型，也就是说，看到题目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像黑板上这三个题目，只要你看到共同诉讼，你的考卷都可以蒙着头先写了，你不用管人家等一下问你什么，你第一段自己就可以先写共同诉讼类型的判断。也就是说，你先告诉呢这个改考卷的人说。 这一些共同原告 A 到 Z 到底是普通共同诉讼人，还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人，还是类似必要？你一定要把类型先判断完了之后，后面才有办法作答。为什么呢？因为我国法的游戏规则就是类型分成三种，最重要的区别实意就是每一种不同的类型呢，有它不同的审理原则跟判决特色。 所以其实呢，答题的关键是在第一个阶段。你只要类型判断正确之后，审理原则跟判决特色绝对不会出错，因为审理原则跟判决特色。 没什么学说争议，都是很固定的理论。一个萝卜一个坑。换句话来讲，你只要判断成普通共同诉讼，啊，普通共同诉讼的审理原则就是五十五条，普通共同诉讼人独立原则，这个没有什么争议，绝对不会有假说乙说的差别。同样的。 如果你一开始判断说它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话，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审理原则就是依照五十六条来解释，这也没有什么假说乙说的争议。所以你会发现后面两个争点全部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只要你类型判断正确之后，每一个类型都有固定的审理原则跟判决特色。 因此，所有考题的重点，包含我们等一下要讲到的学说争议，全部停留在第一个阶段，共同诉讼章节，学说的乱流区呢，就是存在于类型的判断，呈现百家争鸣。看到一个题目，到底怎么去判断它的类型？ 每一个学者的判断标准都不一样，所以有争议、乱流区的地方是在第一个阶段类型判断的一个问题。但只要类型判断正确之后，后面两个阶段倒是没什么争议，因为每一种固定的类型呢，审理原则跟判决特色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直接把定义代用进去就好了。那么这次呢，一开始同学先了解。 所有实例题不外乎就是考你三个阶段：第一个叫你类型判断，第二个问你呢这个类型有什么审理原则，最后问你这个类型判下来之后判决有什么特色，千篇一律都是这三阶段的考法。所以刚好呢你在写考卷，分点分项就分成这三个层次，有逻辑的往下推，所有问题的解答都会在你推论过程中一一的加以呈现。 好，那既然如此，那就回归到问题的起源，先看第一个阶段类型的判断。当你看到一个实例题的时候呢，第一段要先做类型的正确判断，到底是这三分法里面的哪一个类型呢？那关于这个问题啊，首先登场的判断标准呢？ 来，同学看一下，三十七页到三十九页，也就是说呢，三七到三九，你先不要急着看文字，你先呢回复一下你大三的记忆。类型判断的第一个标准就是这四个字，你应该还有印象。以呢有无合一确定来做判断的标准。首先登场的是这个很抽象的文字定义。 只要你有合一确定，那就被归类成必要共同诉讼。那如果呢没有合一确定的必要的话，则被归类为普通共同诉讼。所以类型判断的第一个游戏规则就是先去判断有没有合一确定的必要，这是呢整个类型判断上的第一个阶段。 那既然如此，好吧，那我们当然来看什么叫合一确定的必要。你发现那个补习班的你答，通常第一段的标题一定是写说本件诉讼有无合一确定，因为所有人思考逻辑都一样，类型的判断第一件事就是先判断到底有没有合一确定这个抽象的名词概念存在。因此重点来了，何谓合一确定这四个字呢？ 最麻烦的地方就在这里，各位，你有去翻《民事诉讼法研讨会》，你就知道外国的理论不说，那些德国人啊、日本人怎么讲？不管，光是我们台湾的法学界，光是我们很 local 本土的这些学者呢，合一确定的解释就高达七种以上。那同学吓一跳，哈，我到那个美国时间后还要背七个学说。 当然不用哦，你就算背得起来，想也知道考卷上怎么可能一个题目呢？叫你七个学说并成哦，不要做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了。念书也不是这样念的，虽然有七种以上的学说，可是你国家考试用得到的。同学我们跟你强调，课堂上只跟你讲国考为导向的通说见解。那如果你是要考法研所的哦，也许你们那个学校的某某老师呢有独门暗器。 他的合一确定跟人家的见解不一样，那你要考研究所，你就是努力的抱大腿哦。那个笔记呢，K K，课堂上时间有限，不可能七个学说八个学说跟你讲，所以我们课堂上只跟你讲国家考试用得上的，国考用得上的基本上只有三个学说，三个主流见解在对立，所以课堂上的我们也是跟你介绍三个主流的学说。 首先，你看到就是骆永嘉老师为首的学界通说的见解。先跟你讲的就是我国学界留日派多数的通说见解。骆老师为首的一个合一确定怎么解释呢？来，文字的说明，同学看一下三十九页。三十九页书上文字呢，刮胡一多数说的见解，合一确定分成实体法的合一确定跟诉讼法的合一确定。 来，下面这句话你画起来，定义论的问题，只要符合其一，即属有合一确定的情况。什么意思啊？合一确定这个名词呢，学者很多说，又细分成诉讼法的合一跟实体法的合一。但不管怎么样，请你切记，两者只要在考题上符合其中一项，就算是有合一确定的必要，不需要两者兼备。 这是结论，请你先记。然后呢，你再注记在你书本旁边。实体法的合一确定，有人称为诉讼标的的合一确定。那么，诉讼法上的合一确定这个名词，有的学者习惯称为既判力的合一确定。这都是同一件事，只不过呢，学者喜欢不同的翻译。你不要将来看到这个不同名词，以为又是不同的理论，没有啦同一件事。 只不过换句话说，同一个概念，不同学者不同的用语，所以实体法的合一确定，有人称为诉讼标的的合一确定，诉讼法上的合一确定这个名词，有的学者喜欢称为既判力的合一确定，这都是同一件事后一开始名词的解释，先跟你做厘清。好，接着重点来了，那什么叫实体法的合一？什么叫诉讼法的合一呢？ 同学先自己看三十九页的文字，然后我们要带你对照黑板上的实例。这个章节我会刻意放慢速度，详细的讲，为了表示对它的尊重，因为它是国家考试命题率第一高的单元，我们希望你的观念很清楚的了解整个游戏规则理论体系的架构。所以抽象的文字呢，会带你看实际的案例。 这些抽象理论也只有借用实际的案例呢，你才有办法呢去理解到说，原来它是这样用的。 是一般教科书呢教学方便所举的例子，刚好带你对照看抽象的法律概念。同学一定要彻底了解呢这个游戏规则抽象的理论怎么应用。来，你看一下书上文字三十九页，什么叫实体法的合一确定啊？看第一句话就好，共同诉讼人间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同一，你把“同一”两个字圈起来。 已经很白话的，如果你看不懂的话，麻烦你翻译成白话文，自己写在旁边。什么叫实体法的合一确定？最粗浅的白话文就是，这个诉讼只有一个诉讼标的，不管你是一百个原告、两千个被告也好，不管你共同诉讼人人数有几个，在这个案件对所有的共同诉讼来讲，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相同的诉讼标的。 这个就叫实体法上的合一确定。再往下看啊，什么叫诉讼法的合一确定呢？这个名词的定义叫做判决的效力将给予其他共同诉讼人，也就是法院不因为相异的判决。念到这边就好，也很白话啊。如果你真的看不懂，麻烦你一样自己注记最粗浅的白话，你在旁边。 什么叫诉讼法的合一确定？就是吼，判决的效力会给予呢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只要你会产生这种判决效力扩张的情形，你这个案子判下来之后，判决的效力即判例，除了原告、被告当事人之外，有可能给予当事人以外第三人，第三人也会受到判决效力拘束的，这个就叫。 既判力的合一确定、判决效力的合一确定，又称为诉讼法上的合一确定。好，这是呢同学自己要花时间、用力背起来的通俗定义。反正合一确定就细分成这两种，那这两种的细部定义呢，同学牢牢记住。好，那你补充在第二点旁边，诉讼法上合一确定判决效力会及于第三人的情况。 同学，如果观念清楚，你会马上反射动作。最常见的诉讼法上合一确定的案例叫什么呢？形成之诉，因为形成判决有对事效，所以等一下会带你看国考题目。你如果题目够熟的话，很多时候你看到题目考你形成之诉，第一段答案出来它一定有诉讼法上合一确定的情形。 所以呢，符合所谓诉讼法合一确定最常见、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形成之诉，因为形成判决有对事的效力，除了原告、被告之外，也可能给于社会上不特定的第三人。好了，按名词定义看完之后，马上请你现学现卖，各位你到底是真懂还是假懂哦？ 直接看实例题，你就知道。在黑板上不厌其烦列了四个题目，就是希望彻底训练你的答题的判断上基本观念没有错误。这四个题目我都请你先回答我一件事就好，就是请你回答我说他们有没有合一确定的必要？好，你看一下第一个题目考什么呢？债权人列债务人跟保证人为共同被告。 分别对债务人以声明返还借款一百万，对保证人丙声明履行保证责任一百万。好，考题第一小题直接问你，请问你乙丙成为共同被告的时候，他们的诉讼类型是什么？乙丙到底是普通共同诉讼人还是固有必要跟类似必要呢？那你怎么作答？来，先依照通说的见解。 观念清楚的同学呢，答案很快就反映出来了。乙跟丙之间叫普通共同诉讼，理由如何呢？你自己分点分项写。因为他们实体法上没有合一确定，诉讼法上也没有合一确定，两种合一确定都没有，所以它的类型被归类为普通共同诉讼。哎，为什么都没有啊？ 请你呢马上脑袋自己推一遍，文字呢我们不浪费时间写在黑板上，只用口述的方式把推论过程跟你讲解一下。但是你自己将来答题要记得转换成法律的一个文字。第一段，请问你为什么没有实体法的合一确定呢？你回到书上三十九页的原始定义，请问同学一件事，什么叫实体法的合一确定？它指的是。 本件诉讼的诉讼标的对共同诉讼人而言单一且相同，也就是本件你请求法院审理的那个诉讼标的，请求法院审理的那个实体法上的权利物只有一个啦不管你当事人几个都好，但是我请求法院审理的那个私权的请求权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只有一个，这个情形是不是？当然不是啊。 因为对被告乙来讲，本件诉讼标的的主张是借款请求权；对第二个共同被告丙来讲，本件诉讼标的的主张是保证契约请求权。啊，一对就知道，诉讼标的对共同被告乙、丙而言，并非单一且相同，而是两个各自独立的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所以呢，乙、丙间不具有实体法上的合一确定。 再来，当然也没有诉讼法的合一确定。为什么呢？又是套用三十九页最原始的定义。什么叫诉讼法的合一确定啊？就是这个案件判决的效力，将来除了原告、被告之外，可能给予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那很抱歉哦，这个叫一般的给付诉讼，返还借款跟履行保证责任标准的一般给付之诉。 一般给付之诉既判例没有对事效，更没有扩张及于第三人的情况，所以他们也不存在所谓既判例判决效力扩张及于当事人以外第三人情况，所以也没有诉讼法上的合一确定，而两个都没有，所以你结论可以大胆的直接写：本届诉讼对共同诉讼人遗品来讲，并无合一确定的必要，所以类型上只是一个。 通共同诉讼，这是第一题的部分呢。简单的呢，带同学看到这边，接着你再看，跳着来看第三题的部分。第三题，这也是呢一般国家考试跟教科书常见的案例啊，很多同学看不懂，干脆死背下来。 今天上完课，希望你不要再死背了。第三题叫什么呢？三个股东成为共同原告，共同提起一个撤销股东会决议之诉。请问你，三个股东间的诉讼形态是什么呢？通说的见解告诉你，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来，这个结论怎么出来的？ 为什么三个股东呢？依照公司法一百八十九条提起撤销股东会决议的诉讼，多数股东成为共同原告的时候，会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呢黑板上这个叫结论，这个结论的过程呢，我们写在中间，你自己推一下。考卷上怎么写呢？你分点分段的答题技巧就是这样。 第一段，你先写。请问你 A、B、C 三个人间有没有合一确定必要？观念清楚的，你马上就写有。有的理由是什么呢？他们有诉讼法的合一确定，虽然没有实体法上的合一确定，但是具有诉讼法的合一确定。哦，我们本来就跟你强调，两种合一确定只要符合其一，就算是有合一确定的必要了。 不需要两者兼备，然后呢？你在考卷上怎么论述呢？第一段你先写，请问你为什么他们有诉讼法的合一确定？回归原始定义吧，什么叫诉讼法的合一确定啊？判决的效力有可能给于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那你只要观念清楚，这种题目很好写，因为你一看就知道哦，诉讼标的叫撤销权。 公司法一百八十九条撤销股东会决议的标的叫撤销权，撤销权你大一民总念过，它是形成权，所以它是标准的形成之诉。我想各位不用多讲，你这个观念应该都还有。 既然你诉讼标的的性质是形成权，诉讼的种类是形成之诉，基于形成判决对事效的一个前提，所以这一种诉讼类型判决的效力有可能给予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诉讼法上呢有可以确定的一个情况。好了，那接着就是同学自己斟酌后，你自己看看你这个题目有多少时间写。 因为照理来讲，你只要写到诉讼法有合一确定的话，答案就写得出来了。它有合一确定的必要。实体法有没有合一确定？这个你就看你的时间够的话，你分析一下；不够，根本跳掉，不用写。那我们教学方便起见呢，顺便跟你提一下，这个案件实体法并没有合一确定，为什么呢？回归书上的定义，什么叫实体法的合一确定啊？来，再复习一遍。 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对共同诉讼人而言单一且相同，这个叫实体法合一确定。那你对照第三个案例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各位，你大三念过公司法应该很清楚，一百八十九条的所谓撤销股东会决议的撤销权，每一个股东都各自独立享有。 是每一个股东各自的固有权利。只要你是股东身份，在开股东会有违反对的意思表示的话，你就享有一个独立的撤销权。所以，A、B、C 三股东成为共同原告，在概念法学逻辑上面。 本件诉讼其实有三个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存在，分别是 A、B、C 三个人各自独立存在的撤销权、形成权，所以是把三个形成权、三个诉讼标的合在同一个诉讼程序一起主张，所以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对三个共同原告来讲，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三个共同原告各自独立享有。 并不是三个共同原告共有一个独立的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并不是这样，所以实体法上并没有合一确定，但是不重要了。实体法纵然没有合一确定，只要诉讼法有合一确定，它就算是有合一确定的必要。好啊，讲到这边，紧接着来了。 考卷上只要你有合一确定必要，那你就要辛苦一点，因为马上要进入第二段诉之目的的判断这也蛮抽象的，各位，你回到这个体系表，有合一确定的必要，顶多你说它叫必要共同诉讼，但是必要共同诉讼黑板上怎么讲的？ 又细分成固有必要跟类似必要，那你大三一定背过这两个名词啊。固有必要跟类似必要怎么分呢？他们的区分方式呢？各位，你看一下书上三十九页以下。写考卷的时候呢要写文言文，但课堂上你自己要懂得翻译成白话文了。哎，怎么去往下细分？到底是固有必要还是类似必要呢？ 文言文的定义，同学看一下三十九页最下面，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定义，你翻到四十页，固有必要的定义是除了有合一确定之外，而且下面就让你画起来，依法律或依法理，诉人应全体起诉或被诉，否则当事人不适格的诉讼类型。第一遍看看不懂很正常啦，只是先带你念一遍，知道文言文的定义。 它的定义就是大家要一起起诉或被诉，否则当事人不适格。念完了啊，往后翻。什么叫类似必要呢？来，请你翻到四六页，文言文的定义先带你看一遍。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定义呢是呢？你看一下第一行后面，法律上。 不需要要求全体相关当事人列名为原告、被告、当事人即为适格，只要符合这个定义的话，它就叫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好，我刚带你念的是，你尽量要求自己呢背熟的文言文定义，写考卷当然不能写白话文哦，你尽可能的写这些教科书上约定俗成的文言文定义，但课堂上你要呢。 能够把它翻译成白话文。刚带你念的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来，同学回到黑板上。固有必要跟类似必要区别的标准浓缩起来就是一句话，哪一句话呢？只要你有必要强迫把全体利害关系人通通加入诉讼，成为原告、被告、当事人，才适格的话，这个叫固有必要。 相反的，如果某一个案子不需要强迫全体利害关系人进入诉讼，纷争就能解决的话，那么这一种诉讼就叫类似必要。所以简单来说了，固有必要跟类似必要二分法，它们区别的标准一句话就是呢。 你有没有必要强迫把全体利害关系人？有没有必要把跟本件诉讼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全部塞进诉讼，全部强制他们参与诉讼，要成为原告被告的必要？如果有必要把大家都塞进来，强迫大家进入诉讼，成为原告被告，才有办法解决纷争的话，啊，这个就叫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相反的。 如果你看到一个案件类型，没有必要把全部利害关系人塞到诉讼里面，纷争也有办法解决的话，啊，这种就叫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以上讲的是最粗浅的白话文，你写考卷当然不能写说要不要把他们塞进去了哦，当然不能这样写哦，这是白话文的翻译，那什么意思呢？ 要不要把全部利害关系人都塞进去诉讼纷争才能解决？那么呢，判断的标准就在以诉之目的来判断，也就是刚刚念的那一长串白话文的概念呢？简单来讲，就是个案你去判断这一种诉讼类型的诉讼目的，它的诉讼目的如果要强迫把所有利害关系人塞进来。 诉讼目的才能达成的话，那就是固有必要。相反的，如果不需要把全体利害关系人塞进去，诉讼的目的也能达成的话，那它就叫类似必要。所以呢，判断标准完全就是以诉讼目的的考量上，是否有必要强制全体利害关系人进入诉讼，成为原告或被告的必要。 念完了，各位听完之后，保证你的似懂非懂，怎么用呢？来，马上请你对照黑板案例，抽象法学概念带你跑过一遍，各位会非常清楚的知道如何具体的去做白话文翻译的应用。那我们就看所有补习班用书跟教科书都会举的第三个、第四个例子。 来撤销股东会决议，为什么最终的结论叫类似必要？因为你考卷第二段教学诉讼目的的考量之下，根本无需。 这一种诉讼的类型呢，诉讼目的来思考，根本没有必要强制全体利害关系人，也就是全体股东共同进入诉讼的必要。来，各位你想一下就知道，看起来很抽象，好像漫无标准，实际上非常容易思考。你自己在脑袋里面自问自答。 写考卷只要扼要的写结论，但是推论思考的过程不用写上去，但你脑袋自己要转得通。怎么自问自答呢？请问你一件事，撤销股东会决议之诉的目的是什么？同学，先回答，目的就是要消灭甲公司的股东会内容啊。好，再请问你，你要达到这个目的。 要不要把全体股东通通抓入诉讼，成为原告的必要？假设这个股东，这个公司有二十六个股东 A 到 Z，你要不要强迫把这二十六个股东强迫他们一定要进入诉讼，成为原告？你的目的才能达成。不用，为什么呢？因为二十六个股东每一个人有独立的撤销权、形成权。 二十六个形成权，只要其中一个人的形成权胜诉有理由的话，股东会决议就消灭，你的诉之目的就达成了吧？所以这一种的诉讼，为什么通说见解告诉你，根本不需要强迫把全体股东列为原告加入诉讼，当事人就事隔了，纷争就有办法解决了，因为从诉之目的的角度来切入。 只要任何一个股东的撤销权主张有理由被法院采纳的话，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就消灭，你们打这个官司的目的就达到了。既然如此，所以我们法律上怎么推论呢？只要不需要强迫全体股东、利害关系人进入诉讼，诉之目的就能达成的话，所以呢，他们今天多数的股东 A、B、C。 共同成为原告，这个法律的评价叫你们只是偶然的巧合的成为共同原告，但实际上你们根本不需要强迫成为共同原告，目的就达成了，不需要强迫你们一起进来的，你们偶然巧合的多数人成为共同原告，充其量只不过称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 所以你借这个实际案例就可以知道什么叫以诉之目的去判断有没有必要强制全体利害关系人进入诉讼成为当事人的必要，你就借这个个案呢简单的思考一下，答案就出来了。马上对照第四个案例，这个呢你一定背过分割共有物之诉，那这个通说呢毫无意见，标准的固有必要共同诉讼。 你拿这个结论怎么来的？为什么它是固有必要？来一样分点分项推，第一段分割共物质数，你把这两个共人乙丙列为共同被告，共同被告乙丙间叫。 有合一确定的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诉讼法上一定有合一确定必要。你题目做久了之后，只要看到形成之诉，诶分割购物之诉的诉讼标的是民法八百二十四条的分割请求权，这是形成权的性质啊。既然诉讼标的是形成权，所以这个一定是形成之诉啊。只要你看到形成之诉哦，题目做久就直接反射答案出来。 一定有所谓既判力扩张，诉讼法上合一确定的情形，所以呢，诉讼法上有合一确定的必要，它就叫做有合一确定的情形。接着你再推第二段，好啊，诉之目的怎么办呢？这时候推论就不一样了。 所有教科书异口同声告诉你，这一种官司呢，一定要用强迫的，用绑的，也要把所有共有人绑进来，一定要强迫全体共有人呢，也就是全体利害关系人加入诉讼，成为原告或被告之后，本件诉讼的目的才有办法达到，才能达到解决纷争的实意为什么呢？ 各位一样，你在脑袋里自问自答。请问你分割共有物之诉的目的，诉讼的目的是什么呢？诉讼目的叫消灭 A、d 的共有关系，改为分别单独所有。这一点各位一定没有意见吧？打这个诉讼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共有关系，改成所谓分别单独所有的情况。再请问你第二个问题。 要达到这个目的，需不需要强迫全体共有人加入成为原告或被告？当然要，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少列了一个共有人，譬如说啊，A 这个土地明明是甲乙丙共有的啊，你如果只列乙为被告，你没有把其中一个共有人丙给列进来的话，那请问你，你少列了其中一个共有人，依照我国法上面诉讼的一个规定。 你没有把丙列为原告或被告，没有把共人丙列为当事人，将来法院的判决书就不可能对丙分得的部分加以记载，否则就诉外裁判嘛。你没有把丙这个共人列入成为原告、被告，将来法院判决书针对 A、D 的分割方案就只能够记载。 甲分得哪一个部分，乙分得哪一个部分，没有办法记载丙分得哪一个部分，因为你们没有把丙列为当事人，所以呢，依照处分权主义的基本游戏规则，你没有列丙为当事人，法院判决书当然不可能写说啊丙分到南边那块土地，否则这不就是诉外裁判。 可是你没有写丙要分得哪一块土地，你就没有办法达到彻底消灭共有关系，改为分别所有这样的目的。所以你要彻底的瓦解 A d 的共有关系，改成呢各个共有人单独所有的状态，你就势必得要强迫全体共有人进入诉讼，成为原告被告。所以各位教科书一定背过，分割共物之诉。 赞成分割的共人全体要列为原告，反对分割的共人要列为被告。不论如何，就是要强迫你把全体共人加入诉讼，分别成为原告、被告，才有办法达到你诉讼的一个目的。这就是呢，简单的借由第三个案例、第四个案例的对照，同学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哎，这个类似必要跟固有必要到底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区分。 那以上就先带你看这三个实际的案例，让你了解呢所谓类型判断上通说的一个见解。那么先看有无合一确定，有的话就是必要共同诉讼，没有的话就是普通共同。那一旦有合一确定。 你考卷才要写第二段。从诉之目的来看，有没有必要把全体的利害关系人加入诉讼，那么纷争才有办法解决。如果有必要全体强制加入，这叫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而如果没有必要全体强制加入的话，他们充其量称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所以整个类型判断的游戏规则呢，完整的就黑板上这个案例跟同学说明到这边。 好，那讲到这里，先断一下，往前拉，来拉回到你书上的三十三页。好，共同诉讼类型看完之后，回过头先简单的做一个收尾。那它跟我们刚刚讲的三十三页当事人适格有什么关系呢？有了它的关联性，就是呢，各位你回到黑板上。 学说见解认为，如果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这个类型的原始定义，就叫有必要强迫把所有利害关系人拉进来加入诉讼的必要，诉之目的才有办法达成。既然你的定义是这样，所以我们就进一步的讲说，有必要强迫大家进来，所以法律逻辑上我们就顺水推舟定义说。 这个类型必须要全体利害关系人、全体共人都加入诉讼，成为原告、被告、当事人，才适格。针对这种有必要强迫把大家拉进来的，我们顺水推舟定义就是：所以啦全部利害关系人都要拉进来，当事人才适格。少拉一个进来都当事人不适格，程序不合法。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回到三十三页。 故有必要共同诉讼，为什么构成当事人适格判断例外？因为法院要职权调查是否全体利害关系人均已进入诉讼，不受当事人主张陈述的一个拘束。所以你看黑板上第四个案例。 很好懂的逻辑。如果今天题目告诉你说，甲提起分割购物之诉，仅列乙丙为被告，那甲的状纸上面是声明陈述说，甲自己的状纸怎么讲啊他说这一块土地共有人只有三个，就是甲乙丙，所以我只列乙丙为被告。你讲归你讲了，你是这样主张的。可是如果法院职权调查后发现， 本件诉讼 A 地的共有人，经过我法院职权调阅土地登记成本来看，共有人明明有四个，你少列了丁进入诉讼，这时候法律效果是什么呢？法院要定期命甲补证，甲如果不补证，不把丁呢列为被告或原告，预期不补证的话，当事人不适格，程序不合法，驳回。 所以，只要你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在整个游戏规则、法律理论的架构上，我们就强调法院依职权去调查、审酌，说全体利害关系人是否均已进入诉讼，不受当事人主张声明的拘束。所以，当事人纵然讲这块土地只有三个共人，但我调查认为有四个，我就完全不甩你的主张陈述，我还是职权调查认定后。 命你补正，逾期不补正，直接就程序不合法，加以驳回。这就是呢共同诉讼的三个类型里面关于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适格的判断上，理论上也构成例外，法院不受当事人主张陈述的一个拘束。好，那么这次呢类型判断讲完之后，先回过头呢把三十三页当事人适格问题呢做一个简单的结束。 好，这个部分看完之后，请你再往后翻。各位中场休息前再翻到三十九页以下。来，回到黑板上，我们刚刚提到过类型的判断呢，国内学界至少有七种以上的理论。那今天国家考试用得到考题，经常看到的主要学说只有三个。刚刚把通说讲完了，现在来看第二个学说。 第二个学说书上没有，因为它很简单，你稍微补充一下就好。第二个理论叫最高法院的实务见解，所以呢，各位考试呢辛苦一点，你顶多要记得第二个理论就是实务见解。好，实务见解你自己注记在书上三十九页的空白的地方，你直接注记在那个刮胡一多诉说见解旁边好了。 实物的见解很简单，百分之九十五都跟通说雷同，所以最高法院的见解呢，完全几乎都跟通说一样，也把合一确定分成实体的合一跟诉讼法的合一。然后呢，如果有合一确定的话，固有必要跟类似必要也是以诉之目的来判断。所以你念到这边就知道，它几乎完全跟通说骆老师的见解一样。 唯一的不同在哪里？你只要在书本注记唯一的不同点，注记在阿拉伯数字第二点诉讼法的合一确定旁边。最高法院呢，整个游戏规则唯一跟学说不同地方就是扩大诉讼法的合一确定范围。传统通说，骆老师他们所谓诉讼法合一确定的定义是。 判决的效力即判例会给于第三人的情况，最高法院认为不以此为限。所谓诉讼法的合一确定，除了指判决的效力会给于其他共同其他这个呢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之余呢，还包括一种情形。来，这个情形也许你以前念书也背过，可是你可能从来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背。这种情形就是连。 代债务人间的诉讼，也就是民法二七五条的规定，所以你唯一要注记的在三十九页旁边，诉讼法上可以确定自己注记一下，实物见解采扩张解释，扩张的认为民法二七五条也算是判决效力扩张的规定，这是它唯一跟通说不一样的地方。 好了啊，什么意思呢？各位中场休息前，你来回到黑板上。回到黑板上的结果呢？第一、第三跟第四呢？这几个案例呢，不用多讲，实物的见解完全跟通说一样。啊，完全一样的，我们就不再啰嗦了。 要讲的当然是不一样的地方了，哪里不一样呢？来，你看一下第二个案例。第二案例呢，各位稍微精明一点，其实呢，要记很好记。 唯一呢，实务最高法院会跟骆老师为首的通说见解不一样的考题，只会发生在连带债务。所以你自己眼睛尖一点，看到考题考你连带债务，行有余力的话，你可以简单的叙述一下最高法院很特殊的见解啊，什么叫连带债务啊？你来看第二个案例，共同侵权行为了 各位大二在总都念过共同侵权行为，不用多讲了。乙跟丙联手呢，把甲很 K 顿，那么甲呢，依照民法一八五的规定，可以呢要求呢共同侵权行为人乙丙呢连带负损害赔偿责任。好，关于这一个诉讼类型，来现学现卖。如果按照通说的见解，看清楚哦。 等一下，带你看了我们书上历届考题的解答。通说见解会认为，连带债务人、共同侵权人乙丙之间只是普通共同诉讼，但是最高法院的判例却告诉你，乙丙间叫类似必要共同诉讼。通说跟实物见解有差别地方，只存在这个类型连带债务。好，那你现在要懂的是。 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先带你用通说见解推一遍。通说见解为什么认为普通共同诉讼啊？来，自己脑袋转一下。因为实体法跟诉讼法都没有合一确定，为什么呢？实体法上来讲，拆解一下法律结构。 甲列乙丙为共同被告，请问你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对共同诉讼人而言是否单一且相同？答案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乙跟丙联手打假在法律逻辑上，甲对乙跟丙各自享有一个独立的侵权行为请求权，只是因为民法一八五特别规定，两人要负连带责任。 可是法律逻辑，请问你，两个债务人要负连带责任，这纯粹是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但是概念法学的逻辑上，并不代表两个债务人间是同一个诉讼标的，不当然代表这个哦两者没有必然关系，反而是依照法学逻辑推论，你们两个 K 我。 我对你们两个各自享有独立的侵权行为，所以民法债总才会说什么叫连带债务啊？债权人甲可以同时或先后对债务人乙丙的一人或全体呢行使求偿的权利。这个连带债务原始的定义就是跟你强调，为什么甲可以同时先后向乙丙行使权利，就是跟你宣誓因为甲对乙丙。 各自享有独立的侵权行为请求权，诉讼标的权利是独立的，只不过因为民法一八五特别规定，这两个人成为被告的时候要负连带责任，如此而已。所以两个人要负连带责任，不当然代表这两个人在民法实体法上单一的一个请求权并不是哦 反而是呢，债权甲对两个共同被告理论上各自享有独立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所以实体法上并没有所谓诉讼标的单一相同的合一确定情形，诉讼法更不用讲了。因为通说见解之下，所谓诉讼法上合一确定指的是判决效力会扩张给予第三人，那基本上只有形成之诉会有啦。 一般的给付之诉是不可能有判决效力给予当事人以外第三人的情况，所以你老老实实的按照通说见解去推结论，当然变成没有合一确定普通共同诉讼。好，啊为什么最高法院唱反调？反而你看一下补习班解答判例的见解，好奇怪哦，说连带债务人间叫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为什么呢？ 来推一遍给你看，理由就是刚刚你注记的，最高法院扩大了诉讼法上合一确定的概念。好，怎么个扩大法呢？他们把民法二七五条解为性质上属于既判力、判决效力扩张的规定。既然如此，当然请同学翻一下你的小六法。 复习一下这个再种民法二七五条讲什么？来，二七五条民法的这个条文的标题叫判决的绝对效力，接着就会复习一下吧。来，这个条文什么意思呢？看清楚哦，民法二七五条说。 连带债务人当中的一人如果受到确定判决，那这个判决叫非基于个人关系者为其他债务人利益亦有效力，这个叫做呢判决效力扩张的一个规定。什么意思啊？各位先翻译成白话文了，《民法》二七五条，这是立法政策上的特殊规定。 站在保护债务人的观点，所以民法的立法者说：你们今天是一串粽子，叫连带债务人。连带债务人就像一串粽子一样，责任是绑在一起的，负连带责任。那立法者叫宅心仁厚、佛心难也了。他怎么讲的？他说：连带债务人，你们够衰够可怜的，因为一堆人要绑在一起负连带责任，所以我们想给你一点恩惠。 让你们的责任可以稍微的减轻一下，怎么减轻呢？立法政策上二七五条就说，你们这个绑在一起呢的连带债务人啊，如果有人有一个非基于个人关系的事由，什么叫非基于个人关系的事由啊？白话文的定义就是，不是你个人所生的抗辩，而是一个呢有益于全体债务人共同可以主张的抗辩。 这种不是你一个人可以主张，而是大家普遍都能适用、都能主张的一个抗辩呢？这个叫做呢非基于该债务人个人关系的抗辩。那这一种的抗辩呢，它的定义就是有利于全体的债务人。再讲白一点啊，全体债务人都能雨露均沾，都能够一起主张抗辩。那一般教科书上最常举的例子是什么呢？ 所谓的非基于个人关系的一个呢抗辩呢，最典型的就是呢消灭时效的适用。譬如说呢，这两个连带债务人乙跟丙，乙跟丙呢，某丙比较机灵点，某丙呢发现甲你告我们的时候呢，哎是已经十二年之后才告我们。 我们两个确实有共同 K y 那是好久以前，十二年前的事。十二年前的某一天呢，月黑风高之夜，联手把你打成重伤，确实有这件事啊但你怎么拖到十二年后才跟我打这个官司？你的侵权行为请求权，也就是侵权行为的事实经过后超过十年，那请问你，侵权行为的事实发生后经过十年？ 这件事，这个事实叫什么呢？有利于全体连带债务人，而且是全体连带债务人法律上都能主张的一个呢共通事实、共通抗辩，并非是特别为了某一个债务人量身定做，只有某一个债务人能主张的抗辩，不是。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非基于个人事由，而且对全体债务人均有利的事实。 那只要是这种事实的话，其中一个债务人主张的话呢，法院确定判决如果采纳的话，为了其他债务人的利益，一生效力。换句话来讲，像黑板上这个例子，丙提出这个抗辩，法院如果认为有理由的话，效力给予乙呢，也就是纵然乙没有提出这个抗辩，法院也可以因此判某乙胜诉。 这纯粹是民法二七五条的立法政策考量，为了呢保护连带债务人所设计的一个特别制度。好，啊翻译完之后回到诉讼法上，最高法院的逻辑怎么讲？最高法院其实是很机械的法条文义解释，怎么个文义解释啊？他就抓这个条文的最后一句话，法条最后一句话说。 为了其他债务人的利益，一生效力。最高法院硬是说，所以啊，这个法条的性质叫做判决效力的扩张。也就是呢，虽然只有某丙一个人主张，但是主张完了之后呢，对所有连带债务人都有利。所以将来判决确定之后呢，这个抗辩主张的事实呢，对所有连带债务人均生效力。 除了对已生效之外于这个题目呢，其实还有丁呢，也是十二年前月黑风高一起呢参与动手之人的话，这个丁虽然在本件诉讼没有列为被告，但是将来假如果另外独立告丁的话。 丁也可以援用这个民法二七五的规定，主张说丙的这个抗辩效力给于他，这就是民法两百七十五条所谓的非基于个人关系事项抗辩有理由者，为其他债务人的利益一生效力。 等于说，前面呢甲对丙的确定判决的效力，会给予所有的连带债务人，所有连带债务人都雨露均沾，可以援用丙的确定判决所生的抗辩来对抗债权人甲。这是民法两百七十五条白话文的翻译。所以最高法院说。 既然丙非基于个人，事由抗辩有理由，判决的效力会给予乙跟丁所有其他的连带债务的话，所以显然的，我就把民法二七五解为这个叫做判决既判力的扩张，判决效力会给予呢丙这个当事人以外任何的所谓连带债务人了。好，各位这个逻辑听完之后，乍听之下蛮有道理的，确实有道理。 你可以硬是把它解为说呢，这个叫做判决效力的扩张，对丙的确定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呢，效力给予其他的连带债务人。乍听之下无几分道理，好像很类似既判力扩张、判决效力扩张的情形。可是国内的学者非常反对这个见解。 好，反对理由等一下再说了，先把它推完。所以依照实物的见解呢，连带债务人间呢有合一确定的必要，理由就是把民法债总二七五条当作既判力扩张的规定，所以有诉讼法合一确定的情形。好啦，有合一确定之后，你再看诉之目的，把它完整的推完。最高法院诉之目的的见解跟通说一样，假设你认为有合一确定，那请问你。 这一个诉讼从目的来看，有没有必要把全体的共同侵权行为人、全体的连带债务人都列为共同被被告的必要？答案是没有。为什么没有呢？这个有够简单，你自己自问自答就知道。请问你，连带债务诉讼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要求偿你的损害金额一百万。 假设某甲被 K 之后，总共支出一百万的医药费用，那甲打这个侵权行为的诉讼，目的就是为了填补自己一百万的损害。到这边你应该没问题吧？再请问你，为了要达到那个目的，填补一百万损害的目的，法律上需不需要强迫把全部打你的人，全部的共同侵权行为人？ 都列入被告加入诉讼的必要，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回归到连带债务最基本的定义，复习一下你大二在所念过的连带债务的定义，就是债权人本来就可以针对债务人的全体或一部，先后或同时主张全部或一部的清偿，这是你连带债务大二一定背过的口诀，所以在连带债务的定义就是。 你本来就可以向任何一个人要求全额的一百万清偿，你本来就不需要强迫把全部打理人都告进去才能满足你那一百万的金额啊！你今天就算单告乙、单告丙，都可以各自独立对他们主张全额一百万的求偿，所以你要满足一百万求偿地位这件事，根本不需要强迫把全体共同侵权行为人。 列入被告，哦，列为被告，加入诉讼的一个必要，所以从诉之目的来看，根本没有必要强迫把全体共有侵权权人加入诉讼，当事人就能适格，诉之目的就能达成，所以呢，性质上他们充其量只不过叫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好，那么以上就是简单的呢。 把这个呢，实物的见解呢，相关的游戏规则呢，为什么会推出类似必要，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介绍到此之后呢，下课前再花一分钟来听一下学说的批判。哎，那个批判哦，各位斟酌时间了。如果这个题目没有时间的话，你就两说并成就好，除非考题特别问你说最高还院这个见解有何不妥。那我们呢，为了讲解的方。 的一贯性起见，也为了让同学对整个理论更深入了解起见，所以呢，花个两三分钟呢，稍微跟你讲一下。各位想想看，最高法院这个逻辑针对民法二七五的解释，我们刚刚说过了。乍听之下好像不无道理啊。民法二七五确实是一个判决效力扩张的规定，那为什么学说反对这样的论述呢？ 反对理由很多，各位只要听一个主要的理由就好了。反正真的考出来要写呢，你也没那么多美国时间写这么多理由了，你只要简明扼要写重点就好。重点就是呢，国内的学说批评最高法院的见解，说这个见解叫倒果为因，犯了呢法学方法论上的错误。错在哪里啊？各位，你回过头来看。 很好懂，稍微点一下，各位了解就可以了。国内的通说见解在开民诉研讨会的时候，炮口一致猛轰最高法院针对民法二七五的解释，轰的重点在哪里？请问你一件事，你今天去判断有没有合一确定？你要判断有没有合一确定这件事。 在整个共同诉讼的理论体系上是摆在第一个阶段，什么意思啊？有无合一确定的判断，涉及到的是共同诉讼类型的认定。到这边各位应该没问题吧？你去判断有没有合一确定，目的就是为了判断这个诉讼到底是这三个类型哪一种。好，既然它是涉及到类型的判断，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 你的判断标准必须是在诉讼审理前就已经是一个具体明确的标准，因为你类型的判断出来之后，后面才有如何审理、如何判决问题嘛。所以呢，你涉及到类型判断的标准呢，一定要非常具体明确，而且这个判断标准必须是在案件没有审理前、还没开始审理前。 就应该具备的客观标准。好，那你回过头看民法二七五，各位应该知道被骂的地方在哪里。民法二七五本质上根本不能作为类型判断的依据，为什么呢？因为民法二七五适用的前提，你看第二句话，民法二七五你要去判断说。 连带债务人一人非基于个人关系的事项效力是否给予其他债务人，判断的标准要等到判决确定后。法条的文字说，必须等到连带债务人其中的一人，譬如说丙好了，要等到丙受确定判决后，要等整个判决走完，而且确定之后。 才能回过头去研究哦，这一份确定判决里面哪些叫非基于个人关系的事项，哪些是有利于其他连带债务人的？讲白点啊，民法二七五适用的前提是你一定要等到判决确定后，才有办法回顾全部判决内容，去认定说哪些是非基于个人关系事项，啊，哪些又是为了其他债务的利益。 这一些种种都得等判决确定后，所以请问你，你怎么可以拿一个判决确定后才能了解的事实，去作为一个一开始还没有审理之前类型判断的依据？如此解释，岂非是导果为因呢？ 冷漠导致根本完全呢误解了所谓类型判断在整个案件审理的一个重要性跟体系架构，所以基于这个理由呢，国内学界呢在民诉研讨会开会的时候呢，还特别针对为了要炮轰最高法院这个见解，特别开了一次研讨会呢。 那么呢来对这个实物的见解呢，严厉的加以批判。那各位了解之后就知道为什么呢？最高法院这样针对民法二七五的见解呢，不被学界通说所采纳的原因，整个理论的论争，各位了解之后，会对整个游戏规则跟问题点呢，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好，那我们先看到这边通说跟食物的见解，最后剩下一个第三派的见解呢，杨建华老师的一个观点呢，做我们休息之后，下段时间再接续来看。